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：要想身体保持活力，水是必不可少的。可是你会喝水吗？怎样饮水才健康？今天我们请来养生专家吴先生，跟大家聊一聊喝水的奥秘。 为了身体更健康，人们常常坚持一些所谓的好习惯，但这些习惯和做法反而给自己的健康埋下了隐患。看看这些习惯，你是不是也在坚持做呢？首先，请大家想一想，你认为每天应该喝几杯水呢？不是常常说每天要喝八杯水吗？事实是，喝太多的水也会给身体带来麻烦。一个人喝水太多。 容易使身体中的电解质失去平衡，一些水溶性维生素也更容易流失。那么，正常成年人每天喝多少水才算适当呢？一般来说，我们每天需要补充两千毫升左右的水分，但这不一定都通过喝水获得，应该把每天吃的食物中的水分算进去。因此，除掉每天食物中获得的一千到一千二百毫升水分。 我们每天再喝八百到一千毫升的水，平均上下午各两杯就足够了。那感冒以后是不是应该多喝水呀？也不是，感冒后如果喝过多的水，导致电解质失去平衡，反而会减慢感冒的康复速度。同时，感冒和发烧时也不宜大量进食。要想感冒好得快，最好少食多餐，或者用一杯温水冲泡维生素 C，增强抵抗力。 水不能喝太多，那牛奶是不是多多益善呢？牛奶照样不能多喝。我们常听说多喝牛奶可以补钙，真相却是多喝反而缺钙。正确的做法是一天一到两杯牛奶就可以满足全天所需的钙了。六，人体每天需要补充多少水分？ 七，喝水太多会导致什么后果？八，感冒后怎么做是正确的？ 九，每天喝多少牛奶合适？十，根据本文，下列哪种做法是正确的？